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晚上八点，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名医时间》。呃，这是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播出的《全民安扣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子芳医师，我们将在半点过后呢接听大家的 call in 电话。如果有相关的皮肤科问题呢，欢迎 call in call in 进来。 我们扣 a 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那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八三六九二五九八。那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这个夏日炎炎哈，这个皮肤上面最困扰的疾病呢，就是流汗的问题啊，这个。 流汗问题到底什么问题比较大呢？很多人说啊，这个夏天流汗哈，满身大汗哈，一一下就要洗澡，全身臭臭的哈，很不舒服。可事实上呢，更糟糕的事情是什么？事实上是夏天不会流汗，啊，那会更糟糕。为什么？再不是说啊，现在不流汗不是很干干爽吗？也不是这样子哈。这个汗水呢，在人体的功能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什么是散热？啊，所以当你不会流汗的时候呢？ 其实事实上会全身很容易在太阳下走一走之后呢，是很容易体温过高，然后导致这个热衰竭哦中暑的一些现象，所以这问题是很糟糕。不过呢，呃，又有人在问说，到底是流汗大大量一下晒太阳就大量流汗比较糟糕，还是不会流汗比较糟糕？这个都很糟糕。可是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就是有些地方大量流汗，有些地方不太流汗，而且更糟的是该流地方不流，不流的地方呢反而大量流哦，反而是问题更大。 那像我今天门诊呢，就碰到这样的一个个案哈，就是他就产生这种这个头颈部哈，这个胸部以这个乳房乳头以上的都不会流汗，那乳头以下呢就大量流汗哈。那这会产生什么样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汗水呢，事实上大多数的汗呢，你需要跟空气接触才会才会散才会散掉哈。所以呢，最重要的人体呢要散热的位置呢是什么？事实上是在头颈部啊，因为这地方直接接触空气，所以比较容易散热。 那可是病人呢，偏偏是头颈部以上不流汗，所以他只要一晒到太阳呢，就常常就会温体温就会暴升，然后他就很不舒服啊。那可是在这个同时呢，他乳房乳头下面呢就大量出汗，那衣服好像被泡在水里面的感觉哈，那就是又湿湿冷冷的，也很不舒服啊。所以，但为什么这样情况呢？事实上，这个这个必须造必须讲起来，就是台湾一种特有的一种治疗，也曾经是世界之光啊，世界第一的这种交感神经切除术。 啊，引起的一个后遗症哈。当然有一阵子呢，大概在二十几年前呢，相当流行的交感神经切除术，就是说，呃，手部出汗、腋下出汗，甚至头颈部出汗的病人，脚部出汗的病人呢，都有人会去接受这种所谓交感神经切除术，把这交感神经把它切掉一小段啊。那之后呢，哎，手呢真的就不流汗了。 啊，往往是手术完当天呢就不流汗了哈。那对，的确某一些人呢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福音哈，因为有些人手汗多到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哈，手一直在滴汗哈。碰到他这个加油电电脑呢，那时候电脑还不这么流行呢哈，这电脑呢可能就是键盘就被弄坏掉了哈，或者他碰到什么东西，什么纸呢都是湿掉，他很容易触电哈。那这些人呢就是这个手汗很大困扰的人哈。那大家。 如果有印象，记不记得哈林哈，这个庾澄庆，他以前呢都是他带条毛巾在那个腰间哈，随随时就要擦擦手哈。那这个五月天里面呢也有这种超级流汗者，每次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就把上衣脱掉啊，这还有大量出汗的一些现象哈。所以这种如果手部大量出汗呢，说实在的，一直到现在来看，这种用交感神经切除术把汗腺直接切掉呢，还是一个最实际的治疗方式啊。我们不能讲是唯一的治疗方，最实际的治疗方式哈。 那可是缺点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人呢，他出汗之后呢，不出汗之后呢，他会转移到身上，而且是不是说只是把手的汗的分分布呢均匀分布到身上来？不是，它是身上的那个神经呢，出汗神经呢，大量大量的无无止境大量出汗，哦，这变成说身上水好像这种倒的哈。那原本手上的量呢还没有那么多，可是所有神经呢转到这个身上神经呢，每一条都大量大量的出汗情况下，这个量是超高的啊。这个把它叫做一个。 代偿性的一些出汗的问题哈，所以事实上也是这个问题呢是相当的大哈。那所以呢，这个政府呢其实也曾经花了一些时间去关注这个些事情。那因为很多民众呢在网络上面这个举这个组织一些所谓这种自救自救会的一个成一个组织哈，那到处去澄清。那所以最后政府呢就规定说，未成年人呢不能做交感神经切除术治疗手汗症的一个一个疾病。 啊，可是到之前呢，一旦发生这个多汗症的病人呢，或代阳性多汗症跟代阳性不出汗的一些病人呢。 一旦发发生呢，几乎是一辈子的啊。我们讲一辈子啦，也许到七八十岁会改善了哈，因为我们看到的确七八十岁病人很少是因为这个疾病跑来看的啊。不过有有有有情况下，可能是因为病人已经认了啦啊，觉得反正这辈子这样子哈，这个再做什么治疗也无益了。我们不太清楚了哈，但有可能是真的是年纪大之后，全身的这个代谢功能都变得比较不旺盛之后呢，这个汗液也减少了哈，事实上当然是有可能的哈。 那不过我们之前的确看到这些病人，事实上是相当的困扰哈。那这些困扰，我刚讲过，就是出汗是一个问题，可是不出汗的地方呢，事实上更大哈。像另外我有个病人呢，他就是连头上不出汗，好，那他这个在外面工地呢，他戴一个安全帽啊，那工地那个安全帽呢，就遮阳的效果，可是它会聚热的效果哈，所以。 他只要这个一戴那安全帽之后呢，就头就热的不行啊，然后呢，可身上就开始大量出汗这样子，所以他觉得很很困扰，所以要求写一个诊断证明书，说啊，这个东西他以后不能不能要把需要需要把它调离在现场工作的职务，要把它调到室内的工作里面去啊，所以这个实际上会是一个困扰了哈。那我们曾经大概做过一个统计了哈，就大概呢。 如果说你经过这种治疗之后，刚好就是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的这个差别，就是你经过交感神经切除之后呢，身体大概三分之一的皮肤呢是不出汗的，那有三分之二的皮肤呢是大量出汗的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了啊，所以这个会变成形成另外一种困扰的一些状态啊。那流汗的不同的部位流汗呢，事实上在人身上所导致的困扰是不太相同的，在治疗上面来看的话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一般而言呢？ 如果说是单纯性的出汗呢，啊，那不流汗，说实在的，就目前的科技上面来看的话呢，除了一种很少数的，我们叫做全身性不明原因的。 不出汗的疾病以外，或者说全身大量出汗以后不流汗，或是说在某个年龄之后，哎，突然全身不出汗，这种全身性不出汗的病人呢，还有一些治疗可以尝试使用。像日本，哦，他们就报告说用类固醇呢大量去施打，哈，有些病人呢，他的确打完之后呢，身上的汗会重新再恢复，哈，的确有这样，可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效，哈。那可是，所以我们目前上面比较能、比较能够因地制宜，哈，因部位而不做不同处理的方式呢，事实上是一个这个。 局部的出汗的一个疾病啊，那从我们从头开始讲起哈。头部的出汗呢，它对病人困扰在于什么？因为很多人额头哈一一热一紧张，就好像落汤鸡一样哈，整个这个头上都湿湿的哈，然后整个眼睛呢都张不开，因为汗一直滴到眼睛里面去哈。那这种的出汗症呢，其实有些情况下，你只要降低它的这个中心的温度哈，比如说啊，随时呢就嘴巴里面含一个冰块啊，降低这个中心的温度就可以了啊。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你也可以尝试，就是把这个肉毒杆菌素呢打在额头一些地方哈。那因为汗是由上往下流的哈，所以你只要打在额头的地方呢，这个汗呢自然就比较不会往下滴哈，可以达到一部分的一个改善的一些情形哈。这是对于额头出汗的一个处理一些方式了哈。那至于说在下面的出汗问题什么，大概就是进到我们的腋下出汗了哈。那腋下出汗呢，它的这个。 形成的原因呢，有一些呢不见得跟热有关系，它跟紧张也会有关系啊，紧张也会有关系。那腋下出汗呢，目前当最简单的哈，也是最普遍可以使用的东西呢，就是一些止汗剂的使用啊。那止汗剂呢，本身是一些盐类的物质，特别是一些铝盐的物质。那目前知道说这个盐类呢，它可以在渗到汗腺里面去呢，把汗腺做一个阻塞的一些动作啊。 那堵塞之后呢，汗腺呢塞住以后呢，就暂时不会再流哈。所以有些这个止根据这个止汗剂的一个组配方哈，那它可以每它有些是每天擦的，有些是这个一个拜一个月擦两两天，有些一个拜擦一次的哈，都有哈，有不同一些止汗剂的一些使用哈。那这些止汗剂呢，在使用当中呢，呃，有一个比较小心的地方，就是止汗剂的使用呢，必须是在汗腺比较不发达的状态之下去使用。所以简单讲。 你如果在大量出汗情况下呢，使用止汗剂呢，本身呢，这个汗呢本身呢，它根本浮在，根本没有办法有机会渗透到这个这个汗腺里面去，就达不到这些治疗一些效果哈。我们常在外面看到一些这个这特别在国外了哈，很多人这个去这个健身房以后哈，出门前呐哈，或者运洗完澡以后呢啊。 或是运动之前呢，他都会在腋下喷一下止汗剂啊。那觉得他这个是比较礼貌，因为止汗剂呢有些会有些味道，所以它有一些体香的一些功能啊。不过如果说你的目的呢是要达到一个止汗的目的的话，那这种的使用方式是一个错误的一些方式。一方面呢是因为汗继续继续再冒出来的话呢，这个止汗剂根本没有机会渗到你的汗腺里去里面把汗腺塞住。那第二个呢是这个出汗情况下呢，你的止汗剂呢也会跟着汗。 混合，那之后它的浓度会被稀释。那第三个呢？这些止汗剂呢，在皮肤潮湿的状态下呢，容易它的酸酸碱度会比较高啊，那容易呢会刺激皮肤啊。所以基于这三种原因呢，如果你要使用止汗剂的目的呢是为了止汗啊，而不是为了体香增加香味的情况下，那你必须在皮肤干燥的时候去使用，不要在。 这个临出门前才用，一般都建议说吹，就是呃洗洗完澡哈，比如吹干，睡前擦一下，这是比较正确的使用的一些方式哈。那至于说腋下多汗症呢，除了最单纯的擦止汗剂以外呢，其实它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一个做一个处理哈。一种方式呢，就是是直接把汗腺都破坏掉啊。那这种破坏方式呢，以前传统上是用手术的方法，就是用一些手术刀哈。 把这个汗腺呢，把它刮掉啊，把汗腺刮掉。那一般常现现在，广义上就用一些所谓的旋转刀片啊，这个刀片呢，就是可以在皮肤把皮肤这个下面的汗腺，等把它刮到这个吹弹即破啊，然后做一个治疗一些方式哈。那这个方法呢，在以前是相当的流行了哈，就是它几乎是一个所谓的根除性的一个方式。可是因为手术本身呢，它总是有比较高的风险，因为你在刮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血啊，那可能会把皮肤刮破。 啊，那刮破之后呢，就变成一个伤口，有疤痕，有些细菌感染一些风险啊。所以这种的手术的方式呢，在于这个目前有这种胃腹胃部有合可新的机器哈，就是这些腋下所所叫微波止汗机器出现之后呢，这个目前呢用这个手术的人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哈，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 这个卫生组合合这个机器呢，它可以在相对没有伤口的一些情况，只有几个打针、只这个麻醉麻麻醉药伤口以外呢，它可以单纯做一些治疗呢，它也可以达到还接近于手术的一些效果。我们不敢讲百分百，可是至少接近手术的效果，而且做完之后呢，不用像传统的手术呢，一下包的一大包，好像包个尿布包在腋下一样哈，包了一个礼拜哈，不用这个，不用这样一些情形哈。它事实上它不用做任何一些敷料哈就可以了哈。所以这种的微波止汗的方式呢，在台湾目前来看的话， 算是一个，呃，腋下严重多汗的一个主流的治疗啊。当然，比较轻的多汗症呢，如果你觉得擦擦止汗剂就可以的啊，这也没有关系哈。那微服部呢，事实上还有何可另外的止汗的一个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所谓的肉毒杆菌素啊，就是把一些在本来做一些医美的治疗的一些的药物呢，的肉毒杆菌素呢，它可以打到我们的这个皮肤里面去哈。 这个费用呢，相对来看的话呢，跟前面讲这些微波止汗呢是比较便宜的哈，单次来看比较便宜的。不过它需要做一个反复的施打，所以整体的费用加在一起呢，也不见得是比较便宜的了哈。不过这是另外一种，就这个大家可以接受一种治疗方式了哈。那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治疗的一些方法啊。那这是我们对腋下多汗的一些部分了哈。那再过来呢，就是要介绍到我们的手部多汗症的一个处理啊。 那手部之汗，手部的多汗症呢，基本上面，呃，前面所谈到的这种擦止汗剂啊，或说是施打肉毒杆菌素呢，在手部的多汗症呢，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治疗方式啊。 不过呢，肉毒杆菌的治疗的注射手汗的部分呢，它的缺点就是它比较痛啊，而且费用比较贵啊，比较昂贵一点点。它胃服部其实没有合格这样的适应症，不过它原理是相同的啊，所以在手部多汗症呢，如果真的有需要，这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一种治疗方式啊。不过手部多汗症呢，有另外一种治疗的方法呢，是在其他部位呢，基本上比较不再用的啊。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离子导入的方式。 啊，什么叫离子导入？其实说起来就很简单，就是把手部通电啊，泡在自来水里面。然后当你全身通电状态之下呢，电流穿过你的皮肤，特别是手部的皮肤，会把你这个汗腺呢的开口呢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破坏，然后让这汗蛋白质呢形成一个小塞子，塞在你的汗孔的地方，那它就不会出汗了啊。所以这种在手部出汗症呢的治疗的疗效呢，其实。 大概仅次于我们前面讲过这种所谓的交感神经切除术哈。那如果你手部的出汗呢，不是到达那一种啊，随时都会好像这个发特异功能一样，手部会滴汗的状态之下，如果只手上只是出湿湿的哈，然后一直湿湿，的，偶尔小水珠的情况下呢，这种的这个离子导入的方式呢，其实是一种还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了哈。不过比较可惜是在台湾呢，离子导入机呢，卫福部呢一直没有合可。 这个真正的居家性的一个的机器的使用，所以你要不然呢就必须跑到医院里面来做哈，那要不然呢就必须要出出国时候呢从国外带进带带这个机器进来台湾来哈，那所以会多一层这样一些麻烦的一些手续。不过对于一些手部的出汗呢没有严重到一直会滴的状态的一些病人，或说是呢他本身呢手部的工作呢。 相当的精细哈，譬如说是钢琴弹钢琴的啦哈，那这样的一些情形哈，那他需要一些很机密的一些动作哈，手的触感要很好的人呢，啊，或者像这个，那这些人呢，其实呃比较合适做这样的一些方式，因为如果说你做交感神经切除术呢，有些人手部会干到都没有汗，那变人说他触觉会变得比较差，哈，很多东西都拿不起来哈，甚至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呢手部。 干到会有裂开啊，变成严重手部出血的一些现象啊，手背干到出干裂到出血出水的一些状出血的状态啊，所以对于这样病人呢，这是一种另外一种选择了哈。那另外呢，我刚才讲过了，这种比较可怕的就是说这种身上带阳性出汗了哈。那这种治疗方式呢，就食物上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大多数病人对治疗效果都不太满意。任何治疗方法呢，对于 身上的带阳性出汗呢都不太满意哈，有人尝试做过离子导入哈，全身肉质感性注射哈，那或者说是吃一些全身性不流汗的一个药物哈，吃了之后就这个嘴干、口干舌燥哈，眼睛干涩哈，那身上也会少出汗，可是这种出汗的现象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被避免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困扰。对这些患者呢，呃，对食物的方法呢，说实在的，就是尽量穿着比较轻薄透气的一个。 衣服，一些运动型的排汗衣，哈，这是说实在比较实际的哈。那男生还比较好了哈，因为男生呢，基本上面这种天气哈，你穿一件就好了这样子哈。可女生呢，多少总是要再穿一个胸罩嘛哈，所以女生再怎么样都是两层两层式的哈。所以两层式，我们今天就看到另外一个病人，就是他的身上还好，可是胸部以下全都是湿疹，因为大量流汗就会变成一个湿疹哈，所以这个就会比较困扰一点点了哈。那他不穿就觉得说太。 太突出，觉得很不很不自在哈，那这是对于胸部出汗的一些代偿性出汗了哈。那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同样跟手部出汗的情况下呢，在我们的脚上也会出汗，哦，脚底脚底出汗的一些病人哈，事实上也是另外一个困扰，因为他脚一直泡在水里，泡在那个汗水里面，脚就容易臭发臭，所以他根本不敢在外面把把鞋鞋子脱掉哈，要脱脱鞋的地方他根本不敢去哈。不过脚的多汗症呢，事实上跟手部的多汗症呢治疗起来。 是很相似的，好，我们刚才讲过了哈，这个肉毒杆菌素你要做也可以，做离子导入做也可以啊，可那你要插止汗剂也可以哈，不过就是这个做前面讲说那个在这个手部多汗症呢，做那种交感神经切除术呢，在脚部多汗症呢其实是一个。 呃，不太建议的治疗方式了哈，因为脚的多汗症呢，如果你要切掉这个神经，这神经呢可能会对于大小便的神经呢也会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影响哈，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不建议的一些治疗方式了哈。那这个多汗症的问题呢，会导致不治疗会导致容易湿疹哈，容易有一些感染的一些症状哈，所以。 啊，那我想说，如果消费者呢有这些这个不同部位多汗的一个需求呢，还是可以尽量在这个时间点找皮肤科医师，好，帮你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些方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继续接听 call in。我们 call 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呃，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迷全民安扣，我是。 节目，我财大医院皮肤科蔡志芳医师，我们接下来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扩音电话。我们的扩音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那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八三六九二五九八。我们首先回答一下，呃，陈太太的问题。哎，医生你好。哎，你好，我是因为脸上好像，医生讲好像是酒糟，啊哈，就整个脸，这个天气热的话，哈，就。 次次热热的，很不舒服啊。那他那时候是建议我把那个吃高血压的药是请那个心脏内科医师换他本来吃慢优嘛。OK，那后来我就吃叫什么达利犬了。OK，呃，也也是还是一样啊。哦，后来又改什么康口。哦，康口的 OK，结果都差不多，比个比较好一点点的。嗯哼。 结果今年的这个夏天哈，嗯，我高血压都不必吃药，嗯，都很正常，嗯嗯，医生说有有些人是会这样的，嗯哼，因为血压不是很高，是，可是我还我的脸还是这样啊，吃吃热热痛啊，我大概已经快一个月没吃高血压的药，嗯哼，那不得另外还有什么原因吗？哦，OK，好的，那个。 酒糟是一个很奇怪的疾病哈，是我们先讲一下酒糟哈。其实酒糟临床上面分了很多不同一些类型哈，这个一般大多数最常看到类型呢，就是脸会会会红红的啊。那这种红呢，有些人会没有感觉，有些人就是刺刺的感觉哈。那更严重的酒糟呢，大家可能有想到就是这种小丑鼻啊，就是鼻子红红的啊，这个皱皱的啊，那有鼻子变很大大的，那是另外一种酒糟一些情形啊。 那对于，所以我们把酒糟呢事实上，那有些酒糟呢看也会跟青春痘一样啊，就是会有一些小小小小的一些化脓的一些情形啊，所以酒糟呢，其实我们医学上面把它分成三大类的酒糟，一种呢叫做血管扩张型的酒糟啊，第二种呢叫做这个这个。 化脓性的酒糟啊，丘疹化脓性的酒糟，第三种叫做增生性的酒糟啊，就是说像鼻子增生哈，有些鼻子在鼻子大大的，或者耳朵大大的哈，或者下巴大大的哈，或者额头大大的哈，事实上就它会导致特定的地方的皮肤的增生，这形成属于增生性的酒糟。那就你来看的话呢，你可能是比较属于这种第一种血血管扩张性的酒糟哈。那酒糟呢，顾名思义是血管扩张的一个疾病，所以事实上任何原因呢导致 血管的异常的扩张都可以被叫做是酒糟啊，所以它的成因呢，有时候是不是单一的成因，它有时候是附加性的成因，就好几个因素在一起，包括热，好，包括药物，包括紫外线曝晒，好，那还包括了一些个人的一些体质，好，那事实上都可能会荷尔蒙的一些改变，都可能导致酒糟现象变得比较严重。 啊，所以像前面讲说，那个有些医生跟你讲说啊，这个你本身是高血压药剂，它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因为任何东西可以导致血肉血液循环变快，啊，导致发炎的情况下呢，这些都会诱导血管的一个形成啊。那另外的还有的还有一些酒糟呢，在这些真的是药外用药物引起的目前也很出名，就是一些类固醇使用用久了之后呢，也会引起血管。 的皮肤的组织变脆弱，那血管就血管壁缺乏弹，缺乏支撑，你会导致血管那个扩张的一种酒糟哈。不过这种类固醇酒糟呢，呃，大多数病人呢之前会有一些这种皮肤发炎的一些症状存在啊，会有发炎症状存在，所以可能跟一般的酒糟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些学者认为说，类固醇酒糟呢不应不应该把它当做是酒糟哈。那这个酒糟的部分哈，其实酒糟呢在目前医学上面的治疗当中呢，第一步呢就是要先。 去除一些可能刺激血管过度增生的一些因子啊，包括高热的环境啊，包括某些药物哈，包括不当的一些类固醇，那尽量不要吃一些太刺激的东西啊。那这是一种第一种方式啊。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可能要用一些血管稳定剂来做使用啊。那这个血管有稳定剂呢，目前市面上卫福部呢也有合可一些外用的一些药水哈，它可以直接。 帮助血管的一种收缩啊，那收缩久了之后呢，这个慢慢慢慢呢，它血管可能就会稳定下来哈。那又有用吃的哈，因为吃了吃这个抗生素的部分呢，也有人在吃一些血管稳定或者一些这个血管稳定的一些药物哈，它可以吃了之后呢，让你皮肤比较不会发炎，那也会帮助这个血管的一些稳定哈。那另外的方式呢，又有人做一种这个这个镭射的方法治疗哈，就是用染料镭射啊。 这或是一些血管性镭射，直接把一些有破这个扩张性的血管呢，把它破坏掉啊。那因为血管这个东西呢，在人体一旦形成呢，事实上它的萎缩速度是相当的慢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把异常血管把它破坏掉。那可是呢，不能破坏太严重，因为破坏太严重引起发炎之后，有可能诱发更多的血管的一些形成。所以必须在一个呃相对。 温和人工控制的情况下呢，把这血管慢慢慢慢让它稳定下来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这种酒糟的情形呢，如果是单纯血管性的扩张呢，我想就是刚才讲过，减少不良因子啊，那你之后呢，你可以选择用口服的方式，或是用外用的方式来做一个治疗啊，都可能可以达到一定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结果啊。不过。 但当然还是要找一下你的酒糟实际的成因了哈。那如果说你的酒糟呢，除了这种发红以外呢，还有一些类似青春痘症状存在的情况下呢，那这种情况下的酒糟治疗起来呢就会比较不一样哈。你还会主要是以消炎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哈。那其中呢还有一种更强的消炎药物就是口服的维他命 A 酸啊。那事实上对于这种比较严重化脓的酒糟呢，它疗效也是不错的。可是它对于 单纯性的血管扩张的酒糟呢，它本身的疗效就并不好哈。那当然，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有些人他酒糟病人呢，他会，皮肤会会有干燥，会干燥不舒服哈。所以这种情况下，市面上也有一些这种酒糟的一些保养品在使用，就是它会有温和的保湿的一些效果哈。因为保湿呢。 基本上面就可以达到一种镇定安抚的一些效果啊，所以保湿的处理适适合的保湿的产品呢，也可以用，因为特别有些保湿产品里面呢，还有添加一些比较稳定神经的一些物质哈，所以这个到时可以去咨询你的皮肤科医师，去寻找一些适合您使用的一些产品了哈。那这是酒糟的部分，那我们接着回答一下郑太太的问题，嗯。 哎，呃，医师哈，你好，麻烦你啊，我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那个脸上会长那个，一般哦，医生是称称为粟粒肿或者粟粒丘了哈。OK，这是这是我，因为我去看皮肤科的时候，医生他说嗯，这个其实没有治疗，好像好像是没有关系，还是怎样？是，一我请教您，呃，因为我这个不懂哈。哦好，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现在夏天热嘛，这个、我们腰部不是也会流汗嘛？是。 流汗，比如说我们松紧带或者什么，就勒在那个那个腰部的时候，有时候刚好会，嗯，会有点痒，就把它拉，会去抓，那就会抓破皮肤。是，那比如说我我把它涂那个呃，门丝利达没有用，涂四环素也没用。是。那那个那可是那个汗，嗯，就是有，不是说很多了，就是某一个部位，啊那个那应该怎么处理？哎，那那请教医师，呃，我我在收音机旁边听。好的。还有就是。 呃，粟立丘跟粟立肿是同一个吗？OK OK OK，那个我想第一个回答一下粟立粟立疹的东西了哈。这粟立疹它实际上是小小的丘凸起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把它叫粟立丘疹了哈。所以一般我们讲的粟立疹的东西呢，它指的就是皮肤的一些小小的类似这种白头粉刺的这个的皮肤包裹的一些情形，可是它本身呢，并不会伴随着发炎的一些症状。 啊，并不会爆伴随发炎症状，那时候我们把它叫粟粒肿啊。那真正粟粒肿呢，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小小的一些粉刺了啊。那这种粉刺的形成原因呢，说实在的。 目前也并不是那么清楚了哈，有些认为说一些轻微的发炎也会引起哈，那那可是大多数原因并不是很清楚。那我个人发现，有些人在特定的部位呢，特别会产生，譬如在眼睛的附近啊，那特别产生这种小小白点、白点这些东西哈。那这东西对人体健康没有什么影响？其实也没有哈，因为它也不会变成什么，不会变大哈。那治疗当中呢？ 有点困扰，因为有些素粒肿呢本身是毛囊的引起的，有些是汗腺引起的，所以实际上任何东西呢在皮肤里面包裹成这种小颗白色那种一粒粒的东西呢，我们把它叫做素粒疹啊。那有些素粒疹呢，它可能会混杂其他的疾病存在，譬如像是这个叫这个叫汗管瘤哈，那它眼睛旁边就是一些肉色的东西，可是里面没有这种一颗一颗的这个这个白色的一些物质哈，所以这个东西呢跟粟粒肿呢跟汗汗汗管瘤有时候会有一些混杂在里面的一些现象啊。 那它的治疗当中呢，最重要的部分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就是把它挑掉。好，那不管是用针挑或镭射挑掉，所以就是它这东西自己抠基本上抠不出来，因为它中间还会隔着一层皮在里面，它不是就直接贴在表皮上面，它是在在表皮跟你的中跟你的这个真皮当中呢，还有隔着一层真皮组织存在，所以你去抠它。 原则上面是，除非你抠到整个血肉模糊，否则是抠不掉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处理呢，还是要靠医师啊，把皮肤表皮挑掉以后呢，挑一点点出来之后呢，才才能够弄掉啊。那这是树立肿的一个一个情形了哈。那预防当中呢，因为也不知道原因，所以一个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些预防的一些方式哈，所以只能靠很勤的去治疗去做一个处理啊。 那如果说你判断上面是一个毛囊阻塞引起的粟粒肿的话呢，倒是有一种可能性呢，是可以呢擦一点维他命 A 酸当做保养哈，每天擦一酸，让皮肤有点经过一个脱皮的过程当中呢，那让这个毛孔呢产生一些通通通畅的一些状态啊，那这种对于毛孔起因的粟粒肿呢是有帮助的，可是对于因为汗腺呢的诱发的这种粟粒肿呢是完全没有办没有办法，因为汗腺的东西呢它不会。 直接通到皮肤表面来啊，或者至少说讲跟汗管瘤相关的数一种呢是不会的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一定要用手术的方法吧，把它挖个洞，等于是打一个洞然后之后直接把这个东西把它挤出来呢，差把它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些效果啊。所以说您谈到的另外那个问题就是腰部的出汗的一些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要要从几个层面来解决哈，一种方式呢就是。 局部的做一些止汗的处理，像我刚才讲的那些出汗的一些治疗方式呢，腋下出汗的问题呢，好打针的、擦药水的，甚至包括离子导入的东西呢，其实在腋在腰部的出汗呢，都可以去都可以去治疗。那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 腋下呢，穿着比较宽松，就是不要穿有腰带的东西，穿吊裤带的东西，再把那个让腋下呢，让让这个腰部的能够能够悬空啊，这是另外一种治疗一些方式哈。那我们暂时先回到到这边啊，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继续接听大家的 call in。那 call in 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呃，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uncle 节目。 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正芳医师啊。我们接下来呢，除了回答前面那个没有回答的问题以外呢，我们还会继续接听这个听众的 call in 电话。我们 call in 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那也可以用传真的方式，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啊。那刚才谈到说这个在腰部的多汗的问题哈，其实腰部的多汗的问题呢，呃，因为。 汗本身呢，其实当它没有办法有效的蒸发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会在局部呢，会形成一种刺激的物质。哈，那甚至有些人发现说，有一些汗水里面呢，会特别会浓缩某一些的过敏物质在里面。哈，包括像尘螨啦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哈，所以它会在过敏的地方呢，在密封产生一个更厉害的过敏的一些反应。哈，所以在处理当中呢，我想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让你这个汗呢，能够蒸迅速的蒸发。好。 不要蓄积啊，所以不要蓄积呢。一种方法就是不要把它闷住啊，因为闷住呢，我们就好像我们在皮肤科做一个叫做贴敷试验的感觉，就是把过敏的东西贴在皮肤上面，把它闷在里面，那事实上就会让浓度升高啊。所以我想就是另外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流汗的时候呢，就是改变你的裤头的穿着，要不然就是高一点点，要么就是低一点点啊。那低一点点的情况下呢，那就不要把它不要把它闷在这个里面，或是穿宽一点点，然后表面呢。 这个衣服不要扎在里面，然后甚至说你可以用一个这个吊裤带方法呢，这个都可以有效的帮助这个汗的一个一个导导引出来这样子啊。那至于说在一旦已经发炎的情况下呢，事实上，面对达姆呢，它只是一个止痒的东西，可是它是油性的药膏啊，所以其实擦上去呢，它有止痒的效果。可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红肿一些现象情况下，擦这个东西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了哈。当然，痒的解决就是一个帮助，可是对于如果已经发炎的情况下呢？ 你还不如说擦一些痱子膏，因为痱子膏呢本身呢，它可以帮助散热，因为它会增加皮肤的体表面积哈。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有散热的一些结果哈。反而是擦痱子膏会比较实际一点点啊。那接着回答一下邵小姐的问题。呃，你好。哎，你好。呃，请教哦，是那个小腿啊。哎，是老人斑是栗子色嘛？哦，嗯哈。啊，其他。 小腿这这是一点一点白白的，那个是什么哦？什么原因形成的？OK OK OK OK。好，这个其实广义来看呢，所谓的斑的东西呢，任何东西只要是跟皮肤的颜色不一样的哈，那都叫做斑啊，都叫斑啊。所以其实斑呢有这种咖啡色的斑啊，那有这种白色的斑。那至于说你刚才讲的说这种白色点状点状的东西呢，医学上面呢，我们最常看到在 这个年纪比较上年纪的人身上呢，比较容易出现的，我们把它叫做个特异性的点状的色素缺乏症啊。我们有个简称，我们叫做 IGH 了哈。不过简单讲，就来就我们来看的话，我们有时候有些把它简称叫做老年性的白点症啊，或是老年性的白这个白这个皮肤白白点退化症啊。那这个形成的原因呢，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种色素细胞。 老化的一个结果啊，老化的结果就是正常色素细胞年纪大之后呢，它功能会退化。可是呢，它跟皮肤里面呢还是维维持一定的一个比例的一些原则哈，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一个表皮细胞里面的黑色素细胞呢，大概会跟三十六个表皮细胞呢互相接触哈，所以它好像是一个雨伞一样啊，就它底部呢一个黑色素细胞呢，它伸出了长长的触角。 那上面呢，直接会包裹三十六个表皮细胞哈，那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区域性，它的一个画地自限性哈。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是在它整个管辖范管辖范围内的色素细胞、表皮细胞呢，它都不做色素都不做不出去，所以最后呢，就会形成这种白点、白点这种小点的一些症状哈。那这个原因上面是一种皮肤的色素细胞的老化以后呢，功能。 下下降，可是，在下降的同时呢，他又不愿意呢，把这个这个这自己呢没有这个能力做色素，可是他的地盘呢紧紧抓住不放，其他的色素细胞呢也也没有办法再生去填补它的一些空隙啊，所以就形成所谓的这种局部的白点症。那这种白点症的特性呢，就是皮肤上面的纹路呢会出现一些小小的一些改变啊，出现一些小小的改变啊。那在治疗当中呢？ 目前为止呢，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有效的治疗方式。我们这样讲了，不是因为没有治疗方式，只是因为这个治疗起来有点困难，而且你要达到一个美观的又经济又这个方便的治疗的方式呢，事实上，简单讲起来是不存在的哈。所以目前大多数看到这些方法呢，医生都跟你讲啊，这个没有用啊，放着不要管它了哈。说实在的，医生说不要管它，不是因为真的不用管它，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方式。 好，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这些治疗方法，所以就是医生说不要管它。所以有人开玩笑讲说，这个有药就会有病啊，没有这个，所以当药没有药或者治疗方式没有被发展出现的时候呢，医生就跟你讲说这是不用，这不是一个病，这不需要治疗啊。所以，所以的确是有这样情形啦。那如果严格去治疗它呢，倒是有一些方法，有人用一些镭射方法把这个色素把它破坏掉，让它重新再长啊，或者说是呢，用一些这种。 小小的冷冻的方式呢，冻一个小水泡，让这个皮脱一层皮，然后刺激看看色素细胞会不会再生。这些方法呢，其实都有人在尝试，那有一部分的成功。不过就东方人来看的话呢，当你把这个色素细胞破坏掉的情况下呢，它会引起一些发炎反应，那结果呢就可能会诱发整个色素变得更不均匀一些状态，就是又又白又黑又红啊。所以基于这样一些原因的话呢。 大多数医生是比较不建议去做治疗的哈，可是，在某一些状态之下呢，还是尝试去做治疗，因为这种色素的退化呢，有一些是单纯性的老化的一些结果。不过，除了老化以外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日晒过度导致功能性的半死不死、半衰退的一些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皮肤是变白的，可是没有到完全死白啊。那最弱你的这个皮肤的状态是属于这种半白不白的情况之下呢？ 倒是可以尝试有一种叫做这个非类固醇的一些消炎药膏，就就又叫叫普特皮这些药药这样的药药物呢。那的确呢，它事实上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色素细胞不是全死的话呢，它涂抹之后呢，色素细胞会回来一点点，好，会回来一点点，好。那所以这倒是可以做另外一种选择的一种方式，哈。 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如果是跟日晒有关系的，我也曾经看到有些病人呢，就是变得色素细胞半死不死的情况下，可是就要好好擦防晒，哈，就不要再多晒太阳之后呢，哎，他这个现象呢就好掉了哈。这最早是我观察到一些这样的病人，他就是说他跟我讲说他这皮肤在夏天就会出现一些白点哈，那到冬天的白点就消失掉了哈，所以的确发现说有些这种日晒过度的一些病人呢，你在还没有 色素细胞已经退化死亡的情况下呢，还是可以尝试擦擦药膏去做一些治疗啊。那这对于真正的这种色素白点症的一些处理方可以不要管它。可是有些这种白点呢，其实是一种白斑的一种早期一些症状啊。这种白斑的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像 Michael Jackson 整个皮肤大变大块的都变成一片一片的，都变白色的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做一个比较积极一些治疗啊。所以到底要不要治疗，还是可能还是要看你一些状态做一些决定。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